楼冠宁作为酒会的主人，被人在酒会上这样闹腾，是非常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件事。而后叶修、唐柔接连出场打脸，到最后连唐柔老爸都跑来了，连招不断，让楼冠宁这主人都没个出手的机会。这要真不声不响就让吕少溜了，以后还怎么混？吕少是想趁人不备开溜的，结果偏偏被人注意到了。 不管不顾，撒腿就跑，那是街边小流氓的作风。他们这些人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吕少回过头，这次再不敢主动招惹，只是看楼冠宁这边要划下个什么道来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什么规定，如果有超过多少会员都表示同意的话，就能把某人踢了，是吗？ 楼冠宁望着来了就没走的会所人员说：“所有人一听都是一惊，想不到这主人家一直光看戏，突然一出手竟然做得如此绝，把人逐出会所，那面子伤的可就有些大了。”会所人员听到心下也是一惊，但客人问到规定，他也只能如实回答：“呃，是的，那很好。” 我建议把这个不知所谓、不学无术的家伙踢出会所，有人响应吗？楼冠宁立刻就喊上了。叶修他们这一听，这样的腔调，真像是网游里在副本门口喊人组队呀。来客都是看个热闹，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，哪里会有人来响应啊？叶修他们纯属来宾，非会所会员，想响应也没这资格。 同意，同意，非常同意，太同意了。结果就在这时，接连几个声音响起，来客都诧异：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，还真有人跟着一起起哄。叶修几人也一起看去，结果就见发出响应的，赫然就是邹云海、文克北、顾西叶和钟叶离四人，神色自如，一起走到了楼冠宁身边。 一起挑衅的望向那位绿少，这几人，叶修微微怔了怔，忽然有些明白了。邹云海四人可以响应，说明他们也是会所的会员，而要加入这样的会所，终归是要有一定的资格的。如果只是楼冠宁的玩伴，那顶多就像带叶修他们一样，作为楼冠宁的宾客来访一下。 而要想成为会所会员，自己也得拿出像样的身份。如果只是楼冠宁荣耀中的玩伴，这个身份可是一点都不足够的。再看这四人，同样衣冠楚楚，这种场合下同样没有分毫失礼，哪里只会是荣耀玩伴这么简单？这四位同样也是属于这一层面的人物，而照他们的年纪和每天死宅游戏的程度， 显然不可能是自己打拼的青年才俊，只可能是富家子弟。一战战队并不是楼冠宁这一位人民币战士玩起来的，而是五个人民币战士。这也难怪他们没有听取叶修的建议，找一个有实力的老选手来增强队伍，因为他们这个队伍无论如何，他们五人都是铁打的主力，这是绝对不可能更换的。 这战队是他们的，他们五个其实都是老板。他们组队来职业圈娱乐的，而不是投资捞金。任何人来一展，都休想从一展拿走一个主力位置。一展阵容之稳固，绝对是空前，也很有可能绝后。所以，孙哲平这个有特殊性的大神加入，会让楼冠宁如此高兴。否则，别说是这种大神了。 任何一个有实力的选手，恐怕都不会甘心在这样一个绝对没有机会上位的战队当替补。支持把吕少踢出会所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五位。吕少脸色变得极度难看，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，但是能是这里的会员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只是现在脸都撕破成这样了，吕少还顾忌太多也没意思。 在看到共有五位后，冷笑了一下：“哼，只是这点人嘛，好像还远未够啊！再加上我一个。”吕少随即就听到他的身后又来一个声音：“这又是谁？”想到之前唐父冒泡，吕少心下顿觉不会是个好兆头。回头一看，一个就差没在脸上写着猖狂的家伙正走进来。 会所里出入的人，哪怕是服务人员，个个都是衣冠得体。比较差劲儿点儿的，也就是叶修他们四个。这也是吕少鄙视这些职业选手的原因之一——狗肉上不得席。但是眼下这位穿的也叫一个随意，完全不配酒会这种场合。但这家伙能出声表示响应，至少也是会所一员。 这人吕少同样也不认识，但就见会所人员都已经凑上去，恭敬地称了一声：“钟少来了。”“嗯，我来了，加上我够不够啊？”被称为钟少的家伙，正是楼冠宁的那个发小损友。酒会这都进行大半天了，这家伙才出现，显得非常不给主人面子。结果刚一来，干的却是力挺主人的事儿。 这个恐怕还是不太够，是吗？还差多少？我打电话叫人。钟少说着就把手机摸出来了，大呼小叫的模样，好像是街头混混干架，人手不够再拉辆车来似的。吕少回头一看，来人却也头疼起来了。先前的唐父显然自持身份，根本不屑于和他们这些小辈计较太多。 一句话让吕少闭嘴后，就拉着女儿一边说话，根本没再理他这茬。可眼下这钟少呢，那可就没有什么长者之风了。这家伙平时在会所里干的最多的事，就是小事化大，大事化到无法收场，各种添乱，数他最拿手。今天自己怎么这么不走运，居然把这家伙也招过来了？ 连撕到这程度，再上去服软相求，那就更没脸面了。吕少铁青着脸，狠狠的瞪了一下几人，包括他心底有几分惧意的钟少。你们狠！丢下一句话，吕少转头就走了。喂，怎么走了？多少反抗一下啊？就这样被我们默默的踢走了吗？钟少还在大声吆喝。 吕少却哪里还会回头啊？像是开了刺客的疾驰似的，转眼就奔没影了。到最后，他还是像个小混混打架打不过一样落荒而逃了。不过在此时，这也算聪明之举。这样逃跑自毁面子，也算是给了对方一个收手的理由。毕竟比起被踢出会所来说，逃之夭夭掉的面子还是要略少一些。踢出会所。 这个太容易让人误会，是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影响声誉。真没劲儿啊！看到吕少就这样跑了，钟少一脸的意兴阑珊，手机也收回去了。来的真早啊！楼冠宁丝毫没对钟少的力挺表示谢意，开口就是讥讽这家伙来的够迟。废话，刚开完董事会，我有你那么闲吗？ 钟少说：“叶修几人完全不了解这帮人真实底细，听这话都汗了一把。看着钟少专门找人削楼冠宁的面子，干这事的人能说不闲？开董事会这种事和这位放在一起，简直就像是把叶修和贝多芬放在一起一样，各种不契合，各种让人无法想象。”哟。 你们几个也来了，钟少居然还主动和叶修他们打了个招呼，让几人很意外。打招呼的功夫，已经有侍应端着盘子给他送酒来了。钟少随手拿了一杯，向众人举杯示意。我那边还约了人要谈个合同，只是路过一下，现在路过完了，拜拜。说完，这家伙居然又把喝完的酒杯放回到那适应盘中，转身就离开了。 你这朋友，陈国似有所想。怎么？楼冠宁问。他是真的路过呢，还是正在谈事情？听到你这有麻烦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。鬼知道他楼冠宁一脸的不屑于理会钟少的神情。吕少这一离开，酒会就又恢复了正常。只是有了唐父那一露面，对叶修他们几个的关注顿时就多了起来。 本来就他们四个不太合场的穿着，这儿的人都看得出不是他们这个层面的人，所以很少有人主动上来攀谈。结果这会儿却是不住的有人往这边凑，连继续躲到角落烟枪的叶修都终于有了被人搭讪的记录。星星战队也不再是被人左耳听进右耳扔出的东西，不少人已经放在心上，准备回去查查状况了。 尤其唐家千金混在那是做什么？这点最最关键。唐柔被他爸也不知带去了哪里，总之过了挺久，这才回来。而此时的他身份大不一样，衣着不得体，这种小事完全可以忽略。唐柔这一回来，简直就像是要被包围一般，衣冠楚楚的家伙们此时好像已经忘了该有的矜持。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陈果一看这场面，连忙提议。作为主人的楼冠宁破天荒的完全没有客气挽留。一看唐柔要走，盛情挽留的声音不是一点半点，不过却也没人敢死命阻挠。看到人执意要离去，也只好在送别上各种做文章，以便留下好印象。楼冠宁的酒会差点没因为要送别唐柔散场。 车子马上过来。会所门口看着这帮没点矜持的家伙，楼冠宁禁不住抹了把汗。一群人现在是蜂拥抢送的，司机这种职务在这一时间竟然成了一个抢手的差事。小姐，正在这时，一辆从门前驶过的车子停靠在了路边，司机开车下门后才朝这边唤了一声，瞬间鸦雀无声。 我送你们回去吧，司机说着。要不坐我爸爸的车？唐柔询问叶修几个。正主要送，这下哪里还有人敢抢啊？随便，叶修毫不在意。四人上车离开，楼冠宁总算长出了口气。哎，想不到韩延柔竟然是唐氏的千金啊！邹云海凑过来说着。 他们还是习惯称游戏里的名字。是啊，这谁能想到？楼冠宁说。